tu ya di lin go 你姐夫在有那大爷，谁姑苏爷爷？哦耶，主啊的呀的大爷，谁姑呀的能够？俺们家那个从俺大爷，谁姑有个有个？

咿呀咿两歌，俺们俺都个老阿大，是苦养个幺哥。你可是半头细阿大，是苦头个幺哥。俺出门去上台子阿大，是工头叫烟哥。你可是叫上台哟阿大，是徒弟叫烟哥。

ma dhiga tadar kodi thong ra yok o khere ay mwa mo mo ta gu ma dun che sa dhig ni dhig o khere ay mwa mo mo ta ya o ye khere ay mwa mo mo ta 我的家那个家务也干，我有苦。我黑老老不打母鸡去啦！你给他一个吃的汤羹，这个有苦。我黑老老不打母鸡去啦！我上山采的那的菌，打野菇。我黑老老不打母鸡去呀！我呀。 chi o nga lo wa o o ta o

Yasirwe bataye eh, yesikucha eh, eh, chigoga. Dina ngawe chitaye yesikucha chigoga. Danzengerge lotaye yesikunata goga. Dakaruchi getaye yesikuta shuregoni. Oh yeah! sequoia de lengo. Chozo utare sekurengo chigo. Chona kuja tetare sekunta jinago. Choshonguta tetare sekunye zigogo. Chorizin tetare sekuka zigogo. Dandangala teta se kunya zigoga. Dana kuja dita se kunta shurigori. Oh yeah, shanga dija dita se kuya dilengo. Ya chondolo ataya se kure nduchi go. Che kagandra se pata ye se kule jina go.

o khigche ga ye ye ye ta la ta je ye ye ye mo te ro di ye ye mo ko yo no ye ye o ye ye no ye ye te siku ya jin engun nirgo an guna chin jata siku da dungai che man tana man gu ta siku jo bishakon 是我种的那袋，是果子是果子，你看到的袋，是果那样个。哦耶！是俺的呀的袋，是果呀的那样个，你在家也是金的袋，是果好这样啊。 天马在那漫过飞，是姑娘的诗歌；南中路比那飞，是故人的诗歌。你爱听到的飞，是故人念过。啊，天啊，你呀你飞，是故乡的人过。 你那东北家的白，是过去不假吧？河马在那马过白，是过去不瞎过。那东高家那白，是过去不瞎过。你爱看到的白，是过了那样年。哎耶！ 乌雅的能能够生爱的冷漠，乌黑的能能够懂得么的深刻，乌寂寞你是隔着墙也寂寞，乌寂寞你你隔着窗也寂寞，乌寂寞你是隔着山也寂寞，乌寂寞你在隔着海也寂寞。 Oyarilin goşun arilemu Oğladilin gokolu ilakı Çimani ise kıçı tonjambami Ukani epleniri Oya lokung iyarilin go Şaya zafir ay ay lokung ikıbı dikon Nier goargen zit jij er lokong in da buena. Do choyan de kai er lokoi utopa kita. Dus ton zai on se mai er loko chunya itata. Ya na bale. Oh yeah, lokong yari lengo. Shaya do sirai er lokong ikubi jeko. ya, ịtachadociahereloko aia kesaraya doghere lọko tọpa kita na ụtọụyasena hee lọko yaata elọko dilo aya zosirhee lọko kdjiko ينغطنبا يعتوى يلوكو ينكبي جوا دغلام لا يعسدي يلوكو ينغنيما كيتا ونينسنا يعسما يلوكو ينغيني داتا لندا مويا بك يلوكو يغاقا يكون Oh, yeah.

俺们那个日子越过越甜，咱哥们又在打打龙马了，我俺那个男又过比火焰呀的呀的，大呀的人能够生儿的了么？大个的人能够生长白胡子么？ ucogin jukongalob eh, andigas utatomz jukoshin eh, adingigan takmang eh, yotaqdotar umatar ngatomna ayukodi Shinadi yadi ta, sekuya di lengo. eta chayabichinata eh, eh, eh, e segundo dios na todo te ri pae e segundo ta gesona de todo dime eta e ni nana te badi ta e segundo Aya uche sapa e se kunjo no tigole. Oh ya chunga di ya di ta se du ya di lengo. Ana ja do ti na ta se kuto brio se. Na ta bigari ta 哎哎哎哎哎，是苦大哥送啊，得到病儿的哎哎哎哎哎，是苦吃的这个，吃出来的病儿的哎哎哎哎哎，是苦吃的难啊，哎呀，我吃啥的哎哎哎哎哎，是苦叫弄死个，哎，是我你呀你咋？ siku ya di lengo na tombe jam apa ya siku toko zese na to ko di ta ya siku ta ge songa te to ko ma re ta ya siku ka ki dire nyegle she pa le ni ta ya siku che ta 哎呀，我这三百呀，小姑娘那的个，后来去慢慢打扮呀，多么个水呀！哎呀，呀的呀的，我呀的两个哈哥哥么？大姐的那个叫什么？ 你打不着俺的狗，就打我马儿；我可没有狗，你打着我。打你的狗，打了吗？这个你庄家打我的马儿，我我那个没有狗的，好呀！ yari lin go sun ari la mo ta khari lin go ma lo wa ze mo ta ti ri ge go khbar pa se ku ye tong ja tu go mo ta ro ma jin o mo se ma ayu ko bi